锵锵三人行，哎，徐子东还有马家辉跟我梁文道今天坐在这儿，这个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对体育界来讲的盛事啊，是我们现在录节目的这一天啊，呃，就是我们李娜。 终于要在温网上面亮相了，是吧？这你肯定要看吧。单打第二圈，单打第二圈，那个对手是相对比较弱的， <coughs> 那是会有吗？哎，有，肯定行了，肯定行，是吧？但第二圈是比较有考验的，是吧？可是这个温现在温网啊，这个草地啊，快的那么多，这个我觉得李娜一时还适应不了吧？嗯，不知道，反正他前之前打了两场，看得出他那个草地的发球没有那个红地的。 没有那个红土那么对，没那么好。不过我们讲的不是网球，你放心。 <laughs> 所以我们讲的是什么？讲羽毛球，羽毛球你们两个看吗？我都不看，只要是球的我都不看。我看，我看他，他只看羽毛球。我还我还特别喜欢看双打。哦，网球的双打没法看。为什么呢？网球单打跟双打差很多，对不对？在在这个国际上的重视程度也差很多，但是看也差很多。对。 这个羽毛球双打好看，羽毛球呢就单打就有点有点疲倦，那个双打非常好看，哇，你就非常紧张。羽毛球双打很好看。我发现子东真是什么球都看， <laughs> 我有些球我是故意不看，因为我如果再看下去的话，我没时间做别的事情，教 <laughs> 不了书了，那就变成。比方说，我棒球，我知道棒球是很花时间的。这棒球其实很好看，还有冰球。 我在美国被人带到冰球场里去看过一次，差点就上瘾，后来就硬冰球啊，就那个在地上戳的那个，对，就那个球很小，看不大见的。这是美国第二大球啊，是，就是美国橄榄球第一，冰球第二，NBA 跟网网呃这个棒球是并列第三。你说冰上曲棍球吧？不不不，哎对，哦那不一样，跟为什么要就是冰上曲棍球？对对，对，冰球是非常暴力的运动，对，你看冰球暴力一定满地对对，其实看冰球最快乐。 就是看到那些男人撞来撞去，然后打来打去， <laughs> 基本上是跟橄榄球一样嘛， <laughs> 是非常同。性。人都爱这。对，非常同性恋的运动，你看到一群男人抱在一起、压在一起。橄橄榄球这个按里头的说法，就是看男人的屁股。 是啊，看男人什么屁屁股，屁股那个屁股非常好看，一个个这个橄榄球的脸都看不清楚嘛，是全戴着套子嘛，没错没错没错， <laughs> 而且他们常常挤成一圈啊，就基本上一一圈屁股露在外头， <laughs> 对对对。可是那橄榄球跟冰球哈，旁边那拉拉队非常漂亮，特漂亮。我记得我在美国看过一次哈，是看美国橄榄球，不要看拉拉队啊，当然都是 <laughs> 因为我的他就只看这个球，那指导教授指导教授带带我去看的嘛，他说家辉毕业了哈。

呃，我带你去看一趟那个橄榄球，我感觉他的说法。美式足球应该正确叫美式足球。我觉得他的说法有点奇怪哈，好像有些国家的父亲会说：“小孩儿子你长大了，我带你去哪里开开眼界？”对，去去 <laughs> 去去尝尝生命的快乐哈。他是你哎，博士要毕业了，我要带你去看看美食足球。对，当然我都看不懂，完全看不懂。就看那常新，所打的还不错，其实对对，中西部最最对最强的。 那看那些美女，那时候年轻嘛，看美女呢，看的非常快乐，令我难忘哈。对，那是唯一一次。可是你知道，美国的这个各种球类运动拉拉队都这样。嗯。棒球啊，美式足球、冰上曲棍球、NBA，这个拉拉队从来都是很重要的。嗯。就尤其美国，你看小女孩很奇怪，学校里面啊，他们中学开始就很多女生的梦想就是要当学校的 cheerleader，这个叫做。然后呢，出来做各种花招，然后穿的裙子都短到就是爸爸妈妈看。 看了应该脸红，但不，他们也希希望女儿。这个是我原来误解了，我原来以为是读书不好的人才去的。不是，后来他们说不是，他们如果升名牌大学哈，你写进去，你曾经做过 Laker、d e 的，这是一个光荣历史加分的，而且加分的很多这些做切利的那些女学生呢，成绩恰恰都是相当好的学生，然后呢。 呃，那但是当然，这些女孩到了职业运动的这种 cheerleaders 里面呢，就都是很养眼的那种，就是你喜欢的那一类。然后呢，你不喜欢吗？你们不喜欢不养眼？我没感觉，我看球， <laughs> 我不是看你那个球。然后呢，跟着呢，呃，现在有新规定，你知道，现在很多职业运动都有新规定，就规定了这些运动员不能跟运动员，就是拉拉队不能跟拉拉队员搞，不不，这个倒过来。 <laughs> 拉拉队员参加的时候必须签字，你不能去跟运动员，否则的话你就你就要开除。对，每一种球是每一种文化。我上次不在节目里讲这个这个网球的这个播音转播嘛，后来就有人就发帖上来批评我说我讲错了。 说冤枉了央视的这个播解说员了。说原来现场呢是有一个玻璃棚把他们隔住的，哦、所以呢意思说你冤枉他们的讲话声音再大呢也不会影响到李娜。可是要吵到观众啊， <laughs> 重点在这啊，这个道理。所以呢，可见这些观众他们是不怕吵的，他们从来就是特殊。我后来在想，是啊，为什么我们看网球就非得照英美的规矩呢？没错，咱们中国特色的网。 网球就是吵吵的嘛，对不对？这也是我们国人。所以，所以为什么法网一般知道 NBA 的转播啊？各个国家的台都是空的，嗯，没有装玻璃棚的。是，为什么法网要装个玻璃棚嘛？就是考虑让你们各自不同的国情嘛，对不对？其实哈，就算是足球，就算是最吵的运动足球，英国人的解说也比较平静。对，那墨西哥人啦啦啦啦。 <laughs> 对不对？这个很聪明的。如果给我们中 <laughs> 网球，要是在我们中国打，按照我们国情来打，们还一边打，观众一边放鞭炮，哎， <laughs> 唱红歌呢。你发球我放炮，还要吃饺子，没错，吐痰，然后下头还有卖瓜子的什么的，丢毛巾的。不，先别说这这个，我们要讲的是什么？讲这个球啊，网球固然好看，但羽毛球很重要。为什么这几天出事儿了？你知道吗？前天林丹。 超级单，你知道吧？超级单，全满贯超级单，林丹到了新加坡打新加坡公开赛，然后在这个公开赛呢，打到这个最后的总决赛的部分，他应该跟国家队的队友曾经来一场梦幻对决。然后新加坡的这喜欢，你知道，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东南亚国家都很喜欢羽毛球，那那边是也当做是国球，那观众很兴奋，看那世界上最顶尖的好手，谁知道那天两个选手？ 穿的不是这个运动的短裤，是穿黑色长裤出来。很多观众唉，已经知道怎么回事。 <laughs> 结果出来呢，我们看看这个林丹呢，就在场上拿着话筒对大家说话，说什么呢？他说：“唉，真是很对不起，我这个这两天不舒服，昨天晚上可能确实有点生病了，没办法参加今天的决赛。希望现场观众能够原谅。”然后呢，现场观众怎么样呢？啊，有的就慨叹。 然后呢，有的喧闹，有的就吵。你们看这反应，这反应不是这一回的啊，这不是，这是前几回的。什么叫前几回呢？ <laughs> 意思就是说，林丹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退赛了，今年已经退过四回了。嗯，你知道吗？他到决赛的时候就生病，呃， <laughs> 或者关键比赛的时候就就就生病啊，什么？有时候是喝冰水喝太多肚子疼啊， <laughs> 有时候腹部肌肉拉伤啊。 病痛还蛮多的，只是问题是马上就好起来了，只要不不比赛就好。这我倒不知道了啊，这是阴谋论。好，我们呢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呢，为什么值得议论呢？是因为网上很多网友啊就觉得这里头有阴谋，这什么阴谋呢？就说啊，林丹为什么要这样子退赛呢？是国家队的安排？为什么国家队要这么来安排呢？这是因为呢，他对上一个对手，比如说是遇到中国队的队员，像这回陈金啊。 那两，如果他这回在这个新加坡公开赛让给这个队友，这个队友啊，在国际排名的这个积分榜上，这个分就加了嘛？他拿了冠军嘛，对不对？那这有什么好处呢？这就是说明年伦敦奥运啊，就可以使得我们国家队里面有三个男子积分高都能够打到这个伦敦的这个奥运赛里面。 那所以呢，就有金牌的可能性没错，就有这样的一个让赛。那当然，这个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千万不能轻信阴谋论，对不对？ <laughs> 窦文涛呢，生个病就给阴谋下去了。那么谁晓得林丹是不是真的是喝冰水喝多了，肚子疼了？可是，可是这个阴谋论还是有根据的。窦文涛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laughs> 有什么根据呢？回头之后再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接着见。 对，我们刚刚不是说有这个阴谋论吗？说林丹这个退赛啊是故意安排的啊。原来今年不是四回是三回，我之前说过他退了三回了，这是第四回吗？这是第三回。就说呢，这个呃他呢，这这么来退赛，主要就是为了让分，或者有时候呢是因为某些比赛觉得不重要，嗯，那么不太影响，不太大。那这当然这我们都知道无可厚非。但是你说要是为了让队友的分数高，能够打进奥运，这么考虑国家利益，这就对不对呢？ 那么当然，这种事儿啊，就算是真的也不好承认。于是我给你们念一段，就当时啊，他最后在颁奖这个新加坡公开赛最后颁奖礼，他这么让了赛，不就亚军？不是让赛，就反正退赛啊， <laughs> 就亚军嘛。然后呢，他这个亚军跟他队友冠军陈金两个站上颁奖台的时候呢，现场观众开始发出道喝彩的声音，然后就一直道喝彩下去，结果弄得他俩也很尴尬的微笑。 <laughs> 后来呢，有记者就问。 他是不是故意把冠军让给陈金的时候，他立刻否认？但是你看啊，他的说法这样：首先，我不赞同这样的说法。一支球队是所有优秀运动员形成的集体，因此，我觉得集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大于个人。我们中国队是提倡集体利益的，即使那这么听起来，你觉得好像说这等于是承认了嘛？对不对？反而是，但他接下来又说什么？ 即使今天对上其他国家的选手，我还是会做出一样的决定， <laughs> 因为健康是最重要的。 <laughs> 你说这在讲什么？没有，我觉得查证这个事情啊， <laughs> 除了看他这个莫名其妙的回答以外呢，因为你说这是第三回了嘛，嗯，我们可以倒着看检查他前面两回有没有类似的情况。他前面两回退赛的时候哈，是呃会有什么人？比方说国家队或者集。 体的好处吗？我们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哈。那另外一个这个事情啊，另外一个可以看的角度就是说，那个对手谁陈金是哈，嗯，因为他让赛让赛是一回事哈，嗯，可是被他让那个人为什么要接受呢？因为我觉得说，假如网民啊要去骂的时候，除了骂这个超级丹以外，哪个超啊啊超级的啊超啊 <laughs> 那个呃骂林丹以外呢？另外那个陈金呢？嗯，他为什么要接？ 接受了。假如他真的是有体育精神的话，哈，就算是林丹自己提出让赛啊、退赛，或者说领导，然后说那个那个领队说“我要求林丹退赛”，哈，陈青应该反对嘛？为什么呢？这哎，这没问题啊。就你的对手自己不想打他，你可以说他怯战，对不对？没有，这这关我什么事？因为重点在于我们讨论说体育精神嘛。嗯。当我们说体育精神在于说，嗯，把你最好的做出来，是不管输赢。所谓不管。 输赢不要搞错啊！不仅是不管你自己的输赢，也要不管对手的输赢。我不能因为想让他赢，我就我就退下。去。这打假如你可以说是假设这个陈金啊，嗯，他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体育选手，他今天想着来跟你决赛了，嗯，哎，你自己不战而逃。 这关他什么事儿呢？那你不站出来，可以是怯懦的表现吗？那我们有，假如对手是非洲队的，那当然你没有办法抗议哈。嗯，问题是说我们有整个假设嘛，整个推论，整个联想在于说林丹退赛是为了保曾经能够哈，整个国家队能够多一点名额去伦敦参加奥运哈。那曾经就是。 呃，那个整个国家队的一个部分，嗯，他很难说他没有参与在其中的。假如我前提是说，假如这个阴谋是成立的话，曾经一定是参与者之一，他应该抗议才。根本不同意这是阴谋。嗯，我觉得这是集体团队精神嘛，嗯，我们的一贯的传统。没错，这个这个等于是当团体在打嘛。 我们从从古至今，不是打仗就有一三五二四六可以打赢一三五，我们调兵遣将。对对对对。那如果如果我们不考虑这种你西方原则的个人主义的这种个人至高无上、最高利益的这种原则，你这种。 普世价值，滚出中国去！他们现在不是贴这样的吗？这是。如果我们强调我们军团、我们的这个奥运的战斗牵涉到我们全国家的荣誉、明星等等等等，整个国家体委赛计划、整个战役，这里拿多少，因为都是军事术语啊，拿下这个战役、这个军团，如果在这样调配的话，我只能倒过来说，林丹执行任务执行的不够好。 哎，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将来 <laughs> 人家世界体坛刚才说好，你们中国爱搞你们中国特色，你们自己慢慢搞，你别来打。 <laughs> 你想看，你对新加坡的观众，你对得起人家吗？ <laughs> 八千多人挤在那要看你这个买了票进场了。所以呀，你想想看，所以我说他贯彻的不够好呀。啊，以前是怎么做的呢？以前李富荣打的输了，对对。以前等一下，我还要跟李富荣跟庄则栋打，嗯嗯。因为那个时候，庄则栋要是乒乓球比赛啊，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他要是能。 能拿三届，嗯，那个杯啊，就永远就属于中国了，嗯，所以当初大家都希望第三届庄则栋拿，可是那个时候状态李富荣极好下跌了，而且庄则栋，但是呢，嗯，那场比赛照样打得精彩， <laughs> 但照样庄则栋得冠军，李富荣后来国家体委领导。 所以还是我们明白了没有？这前嫌啊，这叫做前嫌。他这个你看，不仅不肯，连这一场打都不肯打，还跑上来说什么集体的利益什么这种话，这种话。不，他后来他还兜着了，他回头就说 <laughs> 健康是最重要的。不过我跟你讲，你讲那个军事化，刚才只能讲那个军事化，我们有图为证，你知道吗？来给大家看看这张图，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这个， <laughs> 你看我们羽毛球队员国手干嘛呢？在接受军训。那为什么要接受军训呢？是这样的，那么当时呢，这是好像前一阵子的这个照片了。就反正呢，呃，有我们国家的羽毛球选手要去参加军训。 去一个月的军训，那为什么要参加军训呢？也不太清楚。反正我们国家队的教练，我这样想，他们的身体啊比一般的军人好多了，对不对？当然，主要是接受思想意志的训练。没错，政治教育。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教练呢就说呢，这个军训很重要，乃至于当时这个军训期间其实是碰到一个国际公开赛，大家都不参加，参加啊，军训第一。 林丹，我记得嘛，他也是，比如说，他挺别毛泽东像的嘛， <laughs> 他这个力量来源是来自。那可是我，我觉得说，看到时代的进步哈，嗯，像你刚刚才说那一场比赛哈，很精彩的，照样打得精彩，可是还是输了。该做的事情做到，然后呢，这个林丹演戏执行任务不够完美的，我觉得这是一种进步，他有羞耻之心啊。假如我们的阴谋论成立的话，就就出来说实话了。对，那支支吾吾这也是很好的，但是我跟你讲，等。 一下，我们还有些历史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刚才家辉啊，你提到说这个事儿，主要还是要看过去的历史。比如说像林丹退赛有没有使得他队友获益？我们给你看一个更早的历史，看看这个照片。这个照片是怎么回事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图呢，这个图里面的人呢，就是我们中国队过去的一个很优秀的一姐，女单一姐啊，叶超颖。 叶超颖是怎么回事呢？两千年奥运的时候啊，那么当时呢，他其实呢就已经赢了他的队友龚自超，就当时他几乎什么杯都拿过了。那么就差这个奥运，但是最后呢，现在的当时的国家队的教练李永波呢，在事后回忆，就是说承认了，当时是安排让他来故意输了。 为什么呢？就是要让他的这个国家队的队友胜出，因为比起当时遇到的另一个外国队友，我们来看一看，因为一个外国选手啊，就是我们看当年，就他必须要让给他的队友呢来赢这个外国人，嗯，因为啊，这个外国人比较有信心。 <laughs> 那么其实呢，我们还可以再看下去，再看下去还能看到一些我们香港人比较熟悉的，右手边的那个就是周密嘛，中间那个是张琳嘛。 这个周密当时也是被安排了，要让给中间这个张密。 然后呃张琳，然后后来呢？周密不就来了香港，代表香港队吗？那么这都是被安排的，而且这是当时的教练李永波在后来的纪录片公开承认了。嗯、那么他的儿子呢，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也说这有点违反体育道德。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叫体育道德呢？你说我们讲国家利益嘛？可是我们知道运动比赛这个东西啊，我们有个很根本的原则叫追求卓越。追求卓越是什么？就在这个场上要分胜负。 大家应该尽力透过，你应该尽最大的能力。没错，反正你是侮辱对手。没错，然后你要透过你获胜来展现自己卓越。就算你不能获胜，有时候我们会佩服败者。 就是因为他在那个追求的过程，他如此尽力，出现了一些的超出自己界限的表现。你讲的，你讲的那个是欧洲人创立的奥林匹克精神， <laughs> 那是英国人开始的游戏规则。我们呢，我们的这个观念呢，是徐英生当初提出来的。徐英生知道乒乓球的，对对，他写了《为革命打乒乓球》，当时最有名的战例就是女子的决赛哈，前面的一场叫李赫男他们打打攻球的。 但是他们打的很好嘛，但到最后一场决赛，突然派出林慧卿跟郑敏之打需求，打赢了日本。事后这个乒乓一直做宣传的，但是他那个做宣传比较有道理，因为他是团体赛，就等于是说我梅西在这一场出场，那一场呢一个我不出场了，对不对？这样是。 调兵遣将怎么样嘛？但是其中你对运动来员来说是有不公平的地方，有很好。张学林当时也打得很好，但最重要的比赛你就不能上了。这个组织的安排这样的调兵。不过我前两天看了一场球赛，我就在想，我们很成功的这个乒乓球调兵的传统，怎么现在不大灵了？你有没有看国奥跟没看没看阿曼？没看没看。前几天他们说哈。 精神要抗压，不要忧郁症，要抗得住压力。 <laughs> 是，我就说你看这个球赛，要是看得下来， <laughs> 你就抗压最大的考验了。怎么了？中国队零比一输给阿曼队，哦哦哦，阿曼是个业余队，中国队的对手现在变成阿，而且再输一场的话，这是故意的吧？现在我们伦敦的预选赛的资格赛都没了，那是而且是在上海的主场踢的。 中国队的对手现在不是， <laughs> 不要说别的，不是沙滩球啊，什么足球、足球，足球，哎，那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嘛。所以，所以你你这么多的团队精神，我当时在看，我们有这么多的智慧，这么多，怎么不放在乒乓，不放在足球上用？他不是不放，放不了，要收回那个道德、体育精神。这个除了靠球员，我刚还是强调说，这个不应该。 让赛，让赛哈。另外，对方也应该抗议，被让的那个人要抗议。还有一个关键，这是负责管的体育，这是官方组织哈，因为他有一个任务是维持这种体育精神，每个人把最好的。他有任务，他的金牌，叫做争夺国家利益。那是中国国情不一样嘛？应该中国国家的这个体育机构哈，他应该去检查。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他怎么发生？他就是策划， <laughs> 就是总结成功。